第十四课，一，妈妈看书，爸爸也看书。他看报，我也看报。奶奶喝茶，爷爷也喝茶。弟弟怕狗，妹妹也怕狗。哥哥写汉字，姐姐不写汉字。这是书，那也是书。 这是皮包，那也是皮包。这是课本，那不是课本。那是地图，这不是地图。三，妈妈看书吗？爸爸呢？我看报，他呢？奶奶喝茶吗？爷爷呢？弟弟怕狗吗？妹妹呢？ 哥哥写汉字吗？姐姐呢？这是书，那也是书吗？这是皮包吗？那不是课本吗？这不是地图吗？四，中国俗话说：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”五。 这是一本书，那是三本本子。这本书很新，这本书新，那本书旧。这张报纸好，那张不好。这张是乌克兰报纸，这一个中国人是学生，很多学生是中国人。 那位中国人是教师，他是北京人。教师是北京人，学生不是北京人。三个中国人不是学生，他们是工人。那位工人是北京人。六，这是书吗？这不是书。 那是书。那本书好吗？是，那本书很好。那本书是中国书吗？是，那本书是中国书。很多学生是中国人吗？是，很多学生是中国人。他们是北京人吗？不，三个学生不是北京人。 生词，新旧多少多少个本张条一条河一条性命三条狗北京。 汉字、字母、报纸、为工人九十条长虫钻砖堆十一，这是一个工人，那是三个学生，学生多，教师少。 这是一本中国书，这本中国书大，这本中国书大，那本小。那张纸好不好？那张新纸不好，这张好。这张报纸旧吗？那张报纸不很旧。中国报纸不多，这是汉字，三个。 汉字好，三个汉字不好。字母不大，汉字很大。很多书是中国书吗？是。很多书是中国书。不是。很多书是乌克兰书。不，很多书不是中国书。 三个中国人是北京人吗？不，一个人是北京人。那个人是工人吗？那个人不是工人，他是学生。是好学生吗？那位人是好学生。练习：学生多，书少，人多。 多之少。